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四集，鹿晗现在确定他是个男配了，主孤生的那种。他想到自己拯救世界的大业，只能耐着性子，依然和林青霄温柔说话。 我说了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这里石头太尖利，你有伤在身，得换个柔软的地方休养。你既然已经醒了，那可以站起来走路吗？我们最好换个地方。林青霄觉得可笑，他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他竟然觉得石头会伤到龙，化天下之大忌，便是同境界的先祖。 拿着法器全力一击，也不过在我身上划出条浅浅的白痕罢了。我身上的伤，可都是天雷留下来的。洛寒见林青霄不说话，就默认他同意了。他尝试着上手来扶美人儿，可是林青霄依然避开他的手，自己用剑撑着站了起来。嗯，行吧。洛寒默默收回手。 林青霄是真的很不喜欢和别人有肢体接触。洛寒选修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学，知道孩子童年时如果没有和父母保持亲密的肢体接触，长大后会很难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，心理上也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。当然，这是针对人类，或许他们神仙就是这样高冷寡淡、不理凡尘呢。林青霄站起来后，不知道怎么辨认了一下方向。 朝着一个地方走去，真正的战五渣洛寒不敢落下，赶紧跟着林青霄一起走。洛寒不紧不慢地跟着林青霄，维持在一个不至于太近了让林青霄紧绷，也不至于让自己暴露在外的距离。两人一前一后，无人说话。洛寒无聊，忍不住一眼又一眼偷看林青霄。讲真。 抛开剧情不提，林青霄长相实在是仙间极品。此刻她即便负伤，站在那里都如同在发光一般。月下仙人，清冷出尘。她不需要光，她自己就是光。不知道男主到底是怎样的神仙人物，才能让女主面对林青霄的美色不为所动，一心一意跟着男主。 林清霄找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，停下脚步。他身上雷劫的伤还没好，挖出龙丹的那个地方也在一抽一抽的痛。他每走一步都是煎熬，急需休息。洛寒见林清霄停下，立即自来熟的凑上去。他现在对修仙界的危险程度有了深刻的认知。他一个名为天道，实际上还是个凡人的战五渣，可不敢独自暴露在外。 无论林清霄愿不愿意，在崖底这段时间，洛寒势必要跟着他蹭经验了。林清霄如今喘气都痛，实在没力气甩开洛寒。他坐在一边调养气息，洛寒就抱膝团在不远处看着他。唉，他看起来真的很难受。洛寒叹气。唉，也是，被主母逼着亲手挖出内丹。 被五十道天雷击中，之后又没有任何缓冲掉下万丈深渊，林青霄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洛寒想到自己离开前，菩提树匆忙塞给他一个雕成叶子形状的吊坠，说这是个储物空间，里面有几样保命道具，危险时刻或许能拿出来一用。洛寒想着菩提树最怕他死，他既然送了他保命道具，多半也有伤药。 洛寒从脖子里拽出吊坠，吊坠晶莹剔透，上面的脉络根根分明，仿佛真的是片叶子般。洛寒鼓捣了很久，绝望的发现他打不开。储物空间要用灵气打开，可是洛寒没有修炼，他哪来的灵气呀？林清霄发现洛寒的动作，睁开眼，默然望着他。洛寒对着林清霄的视线有些尴尬。 他对林青霄晃了晃菩提叶吊坠，说：“啊，这是长辈送我的储物空间，但是我打不开，你能帮我打开吗？”吵闹，林青霄没有理会，重新闭上眼睛。洛寒正要说话，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感应到一片叶子，他心念一动，立即进入到菩提叶内部的世界，里面有许多瓶瓶罐罐，洛寒不敢瞎拿。 一个个拔开瓶塞仔细感受里面的气息。他是天道，天生可以感应万物。洛寒忙着感应储物空间，一时没人说话，陷入安静。林清霄试着用灵气修补受损的内脏，一股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。这种程度的疼痛并非不能忍，可是林清霄一时想不到他为什么要忍。父母。 家人、朋友、师妹，危急时刻全部弃他于不顾。曾经他拼命修炼，逼着自己事事做到完美，以此来换取父母的认可。现在他终于知道了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都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、退而求其次的存在。他永远比不上林崇玉，他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认可。既如此，他一直以来的坚持有什么意义呢？ 此刻他忍着剧痛疗伤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为什么要活着呢？林青霄心中渐生魔障，灵气在体内横冲直撞，将本就伤痕累累的经脉冲撞得更加破碎。他正陷入一种荒芜中，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惊喜的声音：“哎，找到了！”他的声音婉转悦耳，咬字间仿佛带着莫名的玄法。 一下子就把林青霄从那种似魔非魔的状态中惊醒。林青霄睁眼，发现还是他，那个来路不明又十分吵闹的女子。洛寒拿着玉瓶蹭到林青霄身边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：“这个可以疗伤吗？”林青霄瞄了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万年菩提木精华，当然可以。” 洛寒立即开心地把玉瓶塞到林青霄手里，说：“那就好，你快试试吧。”林青霄没防备，竟然真被他塞到手中。林青霄讶异地看了他一眼：“给我？”“当然。”洛寒睁大眼睛看着他，里面满满都是期待。“你快试试，我还有好几瓶，喝完了还有。”林青霄却没有动，他看着洛寒问。 你知道菩提木精华是什么吗？洛寒还真不知道，他以为这里有什么讲究，虚心问：“是什么？”他的眼神太过坦白，仿佛根本不知道万年的菩提木精华这到底是多么珍贵的东西。林清霄闭上眼睛，玉瓶悠悠荡荡浮起，重新落到洛寒手中。此物珍贵，收好，以后不要显于人情。 洛涵不懂，林清霄却知道菩提木精华是多么名贵的药，用名贵来形容它都不妥，因为这是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。万木之祖菩提树凝结出来的精华，可起死回生、清心净障，仅是一滴就足以引发六界动荡。这个女子却拿出来一整瓶儿，还要送给他。 真不知道该说他天真还是傻。洛寒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，他猜到菩提树出手的赠品估计不会差，不过看林青霄的表现，价值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高一些。洛寒用力把瓶子塞到林青霄手中，还立刻背过手。你比我更需要这些，而且又不是让你白拿的。 洛寒知道大魔王清贵骄傲，他若是白送，他绝对不会收，所以洛寒干脆说成一项交易。我把药卖给你，但是不收钱，要你以功抵债，怎么样？现在我没有自保之力，这一瓶药换你给我当保镖一年。洛寒还是凡人思维，一张口依然以年为单位，甚至他还觉得自己狮子大开口。 林青霄真的不知道洛寒想要做什么，他手指微动，玉瓶没有挨到他的身体，悬在半空。这根本不是一回事。那你自己看着办，你觉得保护我多久能抵上这一瓶精华的价值，那就多久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洛寒觉得他简直是业界良心，身为雇主竟然求着保镖开价。林青霄看着洛寒，再一次感到茫然。 在他过往的人生中，茫然、犹豫、软弱等情绪，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。他的世界里只有计划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计划要成功，有些计划是必须成功。眼前这个女子却完全在计划之外，林青霄甚至没办法用以往的经验判断她。林青霄深深盯了洛寒很久，再一次问。 你想要做什么？ <laughs> 没什么呀。鹿晗看着他，弯起眼睛笑了。我为你而来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救你。鹿晗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这个理由，因为林清霄看了他许久，最后闭上眼，没说答应，也没说不答应。洛晗实在没法摸清大魔王的心意，只好将储物空间里的菩提树精华摆在地上。 证明自己真的有很多。两人僵持到最后，林青霄终于勉为其难的接受了，但是他只用半瓶。他虽然一副高冷样子不说，可是洛寒猜到，他觉得这是长辈留给他保命的，所以尽量少用。半瓶儿必然是他能保住性命的最低用量。洛寒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大魔王和他想象的相距甚远呢。他以为他是个魔头，实际上他比所有神仙都更像神仙。他以为他偏激仇视，杀人如麻，结果他恪守原则。都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，这么多菩提树精华摆在他面前，他只是对他说：“收好，不要陷于人情。”他被人辜负这么多次，被亲生父亲调换。 被亲生母亲放血挖丹，被养母欺骗虐待，还被女主捅了致命一刀。明明他才最有资格判出仙界，不谋报复的，可是他没有。他在书的后期虽然黑化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狂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依然是个很好的帝王。洛寒不由又叹了口气，唉。所以说，女主究竟为什么选择男主？男主都对她掏心挖肾。 当着他的面宠幸其他女人了，女主还是一次次回到男主身边。林清霄到底哪里不好？真是个未解之谜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